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。第八十七集，洛涵清点好身上的东西，推门而出。他一出门就看到一个蓝色的背影站在花影下。听到声音，对方慢慢回身。 后面鲜艳浓丽的花朵骤然失色。他这身蓝衣依然是冷色调，可是因为蓝色里掺杂了粉调，蓝中带暖，不显老气，反而有种难以言喻的明艳感。妖族审美和仙界不同，衣服并不崇尚宽大飘逸，而是处处以表现身材为上。林青霄这身儿并不是紧绷着身体。 然而他肩膀平阔，脊背挺直，腰身处骤然收紧，下面的腿又直又长，显得他挺拔修长，四肢纤细。好端端的衣服让他穿出了一种诱人感。要知道法医有阵法，是按每个人的身材调整的。没想到他平时穿着白色的衣服极仙儿，换上其他颜色，反倒凸显他容貌中的艳，容貌盛极。 偏偏他的性格是极清冷的，两个完全矛盾的气质出现在他身上，竟然柔和的恰到好处。洛寒赶紧掐了自己一下，控制着自己的眼睛不要往林清霄的腰上看去。但是真的好细呀，不知道抱上去是什么感觉。洛寒看林清霄不太习惯。 林青霄突然看到洛寒换上偏紧身的衣服，也不太习惯。谁也没想到妖界的衣服竟会是这样的，有些地方的花纹甚至是镂空的，成何体统？两人站在花厅里，一时都没有说话。洛寒心虚，林青霄也不好意思将视线落在洛寒身上。洛寒见两人沉默太尴尬，赶紧把吞元兽叫进来。 装模作样给吞元兽做伪装，他们要出门，把吞元兽单独留在院子里，那是想都不要想的。等回来，说不定房子都没了。好在大明城干什么的都有，牵着一只羊逛街不算异类。洛涵突发奇想，从储物戒指中找到自己之前买的发带，扎成一个硕大的蝴蝶结，系在吞元兽头上。这个发带。 还是在天照城宜鸾阁买的，非常浮夸，自带光环，还会不断的飘落花瓣。吞元兽眨了眨眼，眼神一下子亮了。兽类的喜欢很直白，洛涵一看吞元兽的反应，就知道他很喜欢。看不出来啊，上古凶兽竟然喜欢这种粉红少女风。叶子楠和邹继白也陆陆续续出来了。 叶子楠依然是一身骚包的红，邹继白换成了兽皮。他们看到吞元兽头上的装扮，齐齐无语。邹继白以为他们听不到，悄悄对叶子楠说：“本来就凶，现在系上后更不像好东西。”吞元兽听到，回头对邹继白呲了呲牙。邹继白没料到又被听到了，悻悻闭嘴。 洛寒对吞元兽的装扮很满意，站起来说：“走吧。”四人出门后，邹继白性子急，早早就走远了。洛寒在拐角处遇到了一个小摊儿，他都走过了，最后想了想，还是折返回来，从仅剩的一块零一分妖珠中斥巨资，花一妖珠，在小摊买了一个面具，因为他的钱太少了，只能买到遮一半的面具。 洛寒把面具递给林青霄，林青霄看到后皱眉：“我不用。”“你用的？你长得太好看了，有你在根本不可能不引人注目。你看，我都戴面纱了，你也为我们的任务牺牲一下，把脸遮住吧。”林青霄还是不太愿意。洛寒见状，不和他商量，直接踮起脚给他系上。仙妖魔都有神识。 所以，六界的面具、面纱之类，都有最基本的隔绝神识效果。洛寒突然逼近，林青霄本能想后退，被林青霄一把揪住肩膀，不许动，这是公务，你要配合。林青霄只能站住。洛寒一手扶着他的肩膀，一手给他戴面具。邹继白和叶子楠已经走到前面，他们察觉到洛寒和林青霄没跟上来。 一转头，就看到这么劲爆的一幕。叶子楠啧了一声，说：“还是白天呢，就算这是妖界，你们也不要这样吧。”林清霄被说的越发尴尬了。洛寒踮起脚尖站不稳，所以必须扶着他的肩膀。然而这样一来，站了一只手，系带就系不住。他折腾了很久都没有系好。随后，林清霄无奈了，伸手自己系住。 两人手指交错，洛寒都能感觉到林清霄指尖的凉意，可能是功法的缘故，他的手永远是凉的，乍碰上去像玉一般。洛寒正在走神间，林清霄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：“好了。”洛寒回神，看到林清霄已经戴好了面具，而他还伏在他的肩膀上，洛寒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。 他装作镇定的放手站好，一转身，发现两人一扬六只眼睛一动不动的盯着他们。邹继白凑过去，用自以为小声的声音问：“哎，他们是不是？”“闭嘴，就你知道。”叶子楠瞪了邹继白一眼，对洛寒和林清霄笑了笑，主动牵过吞元兽的绳子：“你们在后面慢慢走，我们先去了。”洛寒尴尬。 颇想说，不是他们想的那样，他和林青霄只是纯洁的工作关系，不搞男女感情。可是前面两个人已经转身走了，他要是把人叫住，显得很刻意。路上只剩洛寒和林青霄两人，叶子楠把吞元兽牵走了，洛寒连个活动气氛的道具都没有，他只能硬着头皮尬聊。我以为你会解释，解释什么？ 其实，刚刚那种情况，我是为了我们的任务考虑，并不是他们误会的那样。嗯。林青霄淡淡点头说：“人言是澄清不完的，自己问心无愧即可，不必在乎外界。”洛涵笑着应是，内心里却很虚。林青霄说完后，奇异的沉默了。他当真问心无愧吗？林青霄说完后。 两人莫名都没有接话，一路静谧。不留意间，赌方区到了。赌方和花楼是大明城的两大支柱产业，有专门的赌方区和花楼区。这片区域开的都是赌方，一进街区就明显感觉到气氛截然不同，那股浮躁的一掷千金的味道。他们去了占地最大、看起来最豪华的一家。 门外站着一排五大三粗的狼妖，洛寒几人刚进门，立刻有窈窕的兔妖娘来招待他们。四位客官好，客官第一次来。洛寒颇想问你怎么知道我们第一次来，但是他明白在赌场老手面前，他们这种小白说的越多，只会暴露的越多，索性一言不发，只说需求。四人随便看看，好。 兔妖娘熟练的取出四块黑木令牌，说：“客官见谅，小店小本生意，需要简单采集些信息。赌方为了自家生意，会登记来客身份，令牌不涉及私人信息，但是有闹赌的、寻衅的，下次就不会让这些人进门了。”洛寒见林清霄没反应，就猜测这应当是赌方常见操作，于是没有反对。 兔妖娘拿着令牌，最先问洛寒：“姑娘可有代号？没有，按名牌上编号就好。好，年龄一万左右。”兔妖娘一眼写下。林青霄眉梢挑了挑，垂眸看向洛寒：“多少？”先前洛寒对邹继白说一千，林青霄由他去了，现在竟然已到了一万岁，比他都大了。 洛寒对着林清霄使眼色，示意他不要在乎这些细节。一万和一千有差别吗？但是林清霄不肯配合，依然静静看着洛寒。最后，连兔妖娘也察觉到了，抬起头了。洛寒只能不情不愿地把自己改小。买还不到一万，差不多一千吧。兔妖娘的手停滞了一下。差不多。 一万和一千并不是差不多吧？林清霄对这个答案勉强放行了。兔妖娘看着眼前这两位客人，最终装不知道，继续说道：“好，年龄已经改了。这位公子呢？”兔妖娘采集完必要的信息，依次把四个令牌交给他们，就被打发走了。等兔妖娘走后，洛寒在无人处瞪了林清霄一眼，烦人。 林青霄当然感觉到了，全当自己不知道。叶子楠和邹继白率先走到里面，洛涵和林青霄跟在后面进入赌方大厅。一进门，萧金窟的气息扑面而来，激烈的喊声几乎要把房顶掀翻。妖界的赌场也有骰子、翻摊、骨牌之类，但是那些更多是给凡人的。有法力的赌客更喜欢闯关擂台。 闯关擂台的形式就丰富多了，守擂人设定条件，其他人可以任意挑战，观众自由下注，谁赢了谁就可以带走所有赌注。守擂人为了吸引更多观众下注，打出来的条件都是极尽噱头之能事，尽可能的从别的赌台吸引人。然而，毕竟每个人擅长的领域不同，从他们的条件上能看出明显的个人风格，有技巧型，有力量型。 有诡计性。洛寒从过道中走了一圈，把所有人的擂台都看了一遍后，心里大概有了数。洛寒想了想，示意邹继白试试某一个擂台。哎，你看那个，你要不去试试？那个擂台上有一个九宫格，格子里面条件随机，挑战者和守擂者各抽一个格子，然后按照里面的条件比拳。 有竞技性的同时，还带着些运气成分，最吸引赌徒。邹继白看到就苦了脸：“我打拳没事儿，但是我运气不好，我要是抽签儿，一定会抽到最不利的那个。”不会，洛涵说：“你去试试。”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！